庆宗二十年春，炎帝立长子永琪为太子，然不足六月，太子即被废黜，贬于封地南陵，幽禁思部。同年冬，前太子永琪被告发，于南林私自联络京城官员图谋不轨。蔡新、雷陶武。 宋南等朝廷重臣牵连其中，炎帝震怒，下旨彻查。庆宗二十一年端午，永琪被押送回京，于内承院受审，二皇子永善奉旨监审。 池塘草草，十二滩。人言道路古来难，长恨人心不如水，等闲平地起波澜。风弄原著，个人古风耽美广播剧《太子》第一集。 殿下，地方到了。这儿，就是内城院了。是。谁审我？小的不知道。我，我要面君，你，帮我代奏吧。殿下，凡是交给内城院的事儿，从来不许代奏的。 只能盼自己能死的痛快点儿了。小的是内城院院官张成，殿下，恕小的无礼。您进了这个门槛儿，小的就不向您行礼了。这道门槛的黄线是太祖烈皇帝御笔亲画的。太祖皇帝圣命。 这是专门惩戒皇族罪臣的地方，不管您什么身份，来了这里就是犯人。殿下明白了吗？有什么不明白的？既然进来了，随你们糟蹋吧。不敢随便糟蹋殿下，小的只是奉旨问案，按规矩。 请殿下用枷锁。殿下，请吧。 错了，不是永林，是我。永善，是你啊！我竟然把他们两兄弟给搞混了。虽然是孪生兄弟，但永林他不会这样似笑非笑的看着我。难得啊！ 你还记挂着永林？永林，他现在如何？永林嘛， <laughs> 我今天可不是来聊天的。父皇派我来监审，张成，该问什么你就问吧。 庆宗二十年三月，你是否擅自联络宫外大臣，意图结党？没有，怎会没有？三月的时候，你和陈静等大臣会面，长谈了半个时辰，可有此事？而且还私收大臣的礼物？是，我是庆宗二十年，被父皇册封为太子的，大臣们背礼恭贺一下，也是按照礼仪来的，并没有失礼的地方。 你是否教唆太监吴小三到内室听取各位皇子的生辰八字？没有，还敢狡辩！太监吴小三正是你身边伺候的人，事后已经招认是受太子指使，你如何解释？当时我是太子，伺候我的人多着呢。你说他招供是我指使的，重刑之下，何功不可求？我又为什么？ 要取他们的生辰八字，取生辰八字自然是魔眼皇子要用邪术了。我没有这么干。这件案子当时已经查过，证明是诬陷。你为什么又要翻出来呢？当时是当时，现在是现在。皇上给我的圣旨是彻查和你有关的一切案子。这件案子，从前的案子暂且放下，先问别的。 是。 <clears throat> 那我问你，庆宗二十年十二月，你已经被废黜，皇上施恩封你为南林王，让你在南林好生休养读书，为什么你还要联络京城里的大臣们，私下来往，意图不轨？我联络了什么大臣？蔡新、雷桃武、宋楠，难道你没有写信给他们？ 我写了。蔡心、雷桃虎，是父皇给我指定的太子太傅，宋楠是我的亲舅舅，我不能写信给他们。写信可以，但是写意图不轨、结党营私的信，那就是大罪。说我意图不轨、结党营私， <laughs> 那些信你们都亲眼看到了，没有，所以才要审你。 问清楚那些信里都写了些什么，里面是怎么图谋的，还有哪些帮凶。你去了南陵，这哪里是封信，分明就是要借着机会整死宋家。你联络大臣是你自己的主意，还是被关进主意？我已落魄至此，为什么你们还要赶尽杀绝呢？快点说吧，殿下，小的耐心不好，你也知道，这审案子。 狡辩是要吃苦头的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信都是我写的，上面都是问候平安的家常话。给太傅和舅舅写信，我没有做错什么。哈，哈，哈，乔殿下的意思是要和我耗时间了。 殿下，您请看，这上面的东西都是历代皇帝亲赐的，专用在犯了法、不怕死的王公贵族、龙子凤孙身上。这么多好东西，殿下，您要先选哪一样啊？ <laughs> 你们不就是要动刑吗？ 好，太子爷，你有骨气。慢，二殿下，张成，我有点话要跟你说，咱们找个地方谈。 昨天，你去见过我母亲了。是，和你说了什么吧？是，淑妃娘娘她她说什么我猜得到。你说，没有儿子，妃子能不能当上太后？这个，恐怕是不能的。聪明。 儿子就是娘的根本，没有我，淑妃娘娘就当不上太后。这一点你明白吗？小的明白。谁的话比较有分量？你明白吗？小小的明白。有句话你给我听好。 要是永琪在内城院出了一丝差错，我会要了你的命。是是是是是。好了，审讯的地方我已经见识过了。牢房呢？永琪，你预备关在哪里？领我去看看。 就是这里，殿下看看，觉得怎样？嗯，地方还够大，只是有点冷。呃，不会冷，这里连火炉都准备好了，只是犯人还没到，所以没点。哦，小的这会儿就点上。我说几点，你记下来。第一，不许用火炉。 挖一条地龙出来，在下面生火取暖。是，呃，其实用火炉也未尝。火炉不行，那是明火，里头还有烧红的炭。你手底下这么多人，给你三天，难道还开不出一条通热气的小地道？嗨， <laughs> 殿下说哪儿去了？ 这这不用三天，一天半就够了。您放心，万万不会让永琪殿下冷着。小的明白了。你没明白，我这个哥哥，外柔内刚，遇到了事很容易转不过弯的。我要你好好看着，殿下。 小子，这下是真的明白了。不但火炉，其他地方都会小心收拾，一根针也不会留下。第二，你在墙上叫人多弄几个环子，环环子要两三个人都拉不动的那种。嗯？发什么呆？亏你动不动就用大型恫吓犯人。 犯人不听话，扭动挣扎，你平常是怎么做的？竟然还给我装！哦，殿下放心，环子我们这里多的是。哎，不止环子，连各式粗细铁链，小的也会立即给您预备齐了。不用铁链，找点别的软东西，束缚手脚，要好用，又不容易断。嗯。 怎么？没有？啊不不，殿下开口怎么会没有呢？嘿嘿，呃，小的有一套软腹，用那个绑人又软又实用。殿下若不嫌弃，小的立马孝敬上来。你是个中老手，既然说好，一定是好。 都安排好了，是，一切都按殿下的吩咐。呃，时间急，难保有不周到的地方，殿下哪里不满意，还请提点一下。你要孝敬的宝贝呢？怎么没见到？嘿嘿嘿，殿下进去就见到了。 永善，我要见一见父皇。见父皇干嘛？父皇被奸臣蒙蔽了，他们陷害我，还有陷害母亲和舅舅，还有太傅们。我要，我要见父皇，澄清事实。唉，父皇不会见你的。父皇何等睿智，谁能蒙蔽圣宗？ 他是担心宋家势力重燃，要再借这个机会重重打击。 <laughs> 这个道理其实你心里也明白，只是你不愿意相信罢了。不管怎样，我要亲见父皇。我是他的亲儿子，总不能一个面也不见，就送我去死地。你不会死。 但也不会见到父皇。这里不挺好的？安安静静，衣食无忧，也不会有人欺负你。永生，你你在干什么？你的头发好香啊，是玫瑰花露的味道吗？ 一路上从南林押回来，亏你还有心思保养头发。头发就是头发，哪里有什么香味儿啊？放开吧，真的没什么香味儿，你弄错了。没有？可我真的闻到了。我再闻一下。 代作见父皇的事，你要是为难，我也不勉强。天色不早，你的宫殿离这里又远，早点回去吧，路上不要着凉了。 <laughs> 这么急着赶我走啊？我还以为你还会问问我永林的情况呢。毕竟你离开京城几个月了，永林。 又是你最疼爱的弟弟，永林，他怎么样了？还好吧。你站着，我坐着，要仰头和你说话，多累呀。 <laughs> 来，你坐过来这里。我告诉你，不必了。哦，你不想知道永林的近况啊？ 他可是一直都惦记着你呢，他的近况总不会比我差。要是见到他，替我问候他一声就好。坐过来，我不累。都是兄弟，亲近一下，这有什么？ 要是逼我对你动了手，那可就大家都没意思了。你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很清楚。你看看这周围是什么地方？是牢房，天昏地暗，不见天日的地方。 勇气，你攥在我的手心里了，明白吗？ <laughs> 退呀，退到墙边，再沿着墙退到墙角，退吧，永山。 这里虽是内城院，到底还是皇宫里面有规矩的地方。你，你，你不要胡来。那你叫，我也没有堵住你的嘴。大声点，我还没听你大声叫唤过呢，哥哥。 过了吧，放开！永山，你你要干什么？放开！你放开我！你疯了吗？永山，你你你你放开我！ 你到底要要干什么？你，我想干什么？你不知道，我要秀你的头发。 是不要永善，要是换了永林，你就不知道多高兴了吧？哼！ <laughs> 别在我面前装，在你宫殿的浴池里，你不是常和永林这样玩吗？ <laughs> 你们俩不是玩的很高兴？ 不快活？你，你， <laughs> 你是只和永林玩这个，对吧？我和永林一起出生，同一个娘，同样的长相身高，怎么就比他差了？啊？怎么就不入你的眼？ 我想伤你，你手疼吗？我帮你松一下。不，不，不要这样。啊！啊！碰一下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不会弄疼你的。不要，不要永生。 住手！ 住手！住手！求你住手！这么容易就求饶了？父皇，父皇不会不会饶我父皇不饶我？父皇为什么不饶我？ 为了一个废太子？哦， <laughs> 你大约还不知道，三天后，父皇就会颁旨册封我为太子。至于你，当什么太子？还是当太子妃吧。 <laughs>

母亲，儿子来给您请安了。嗯，刚刚锦妃来了，说是来恭贺的，还送了礼物。哼，我看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嗯，不说锦妃的事儿，没意思。我今天倒是想去看看丽妃。 说起来也算是缘分，我们一道入宫，一道受了皇上的宠幸。想当年为了谁先生下大皇子，不知道斗了多少回。可第一个生了皇子，又怎么样呢？还不是落了个没下场。内城院，你昨天去过了？是。 见了永琪，嗯，恐怕也见了张成吧。没错，永琪是个好孩子，我何尝不知道？就是你父皇，他也是明白的。可你父皇为什么把他赶去了南陵还不放心，还要把他押回来？不是因为他，而是因为丽妃。 因为他们宋家百年大族，连枝带叶，盘根错节，现在看起来受了打压，收敛了，但将来有一个机会东山再起，那就是霍乱。永山，你父皇这样做不是为了别人，他是为了你呀。父皇说的是交内城院审问，没说要永琪的命。 你这是在呵斥我吗，母亲？您做的事没有一件不是为儿子打算的。儿子心里明白，宋家不可不防，瑾妃那边也不可以掉以轻心。您思虑的周到。你既然知道，但永琪不能碰。永琪倒也没什么，但丽妃还有宋家。 都别碰，这些事交给儿子。母亲放心，绝不会出事的。好，宋家的事我可以放开手，但你要帮娘做一件事儿。什么事？娘想见见永林，你在你父皇面前下点功夫，让他从封地回来。他到底和你是异母同胞的兄弟，让他在皇宫里帮帮你。 不是比外人强吗？ <laughs> 又是永宁的，也对。谁不喜欢永宁的？怎样？就照母亲的意思办。一个月之内，我想办法让三弟从封地回来。明天就是册立大典了。明天之后。 您就是太子的母妃，后宫里头第一人了。明天之后，我们母子就是最大的靶子了。母亲放心，就算为了您和永林，我也不会让他们吃了我。永善，母亲要你好好听母亲说一句话，好吗？母亲，请讲。 小时候，你看见侍卫们用的刀，喜欢上了，硬要用手拿，割的小手鲜血淋漓也不肯放手。永琪他比刀更锋利，更容易伤到你。永琪的事，母亲刚才不是答应过我，让我自己处置吗？我只是担心。母亲不必担心。夜深了，儿子告辞。 母亲也请好好休息吧。至于永琪这把刀，就算割手，我也绝不会扔的。庆宗二十一年春，二皇子永善被册立为太子，其母淑妃并未封后。 众臣犹疑军心，不敢妄议。唯瑾妃之兄方佐明酒后失态，直言中宫虚位，储君不稳，龙颜震怒，方佐明被下死牢，引得朝野战栗，无人再敢擅传圣意。同月，三皇子江中王永林得炎帝特许。 与封地重返皇城。母亲，母亲，我回来了。永林，是永林。 真的是有缘， <laughs> 我回来了。老天，江中那个鬼地方，快闷死我了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快放开，都封王了，还是疯疯癫癫的。来人，把准备好的点心都端上来。知道你要回来，我要人时刻预备着呢。在江中过得还好吧？ 我瞧着好像瘦了， <laughs> 我不饿。江中除了闷也没什么不好。我到底是个王嘛，不过就是很想母亲，也想哥哥们。哎，对了，我送给母亲的信，母亲都收到了吗？收到了。嗯，那永琪哥哥，母亲有没有叮嘱他们关照呢？有。我就知道有母亲关照，哥哥又当了太子，永琪哥哥吃不了亏的。他现在在丽妃宫嘛，我去看看他。 永琪不在丽妃宫，啊，不在丽妃宫，那在哪里啊？在内城院。内城院，啊，不就是和京城的几个亲戚通了几封信吗？父皇下旨召他回来问话，都已经一月有多了，怎么还没问清楚啊？内城院那地方阴森森的，瞧眼都不舒服，万一永琪哥哥在里面受委屈了，可怎么办？有你哥哥在呢，他们不敢委屈永琪。 你路上累了好几天了，吃点东西，洗个热水澡。晚上陪母亲吃饭，好吗？嗯，好。晚上我也不回自己宫殿了，就陪着母亲聊天。哎，等我先去趟内城院，见见永琪哥哥就回来。母亲还不如你一个永琪哥哥。内城院是要有圣旨才能进去的地方，你别一回来就要惹祸。母亲，我不许说了，把门都关起来。 永林，今晚不许出去。 就那么两三句。 争了，你用不着这样。你真的不和我争？你已经是太子了，我爱不了你，我爱不了你什么了？啊！ 都生在荆棘丛里，长在荆棘丛里。永琪，永林回来了，你要见他吗？我好，我让你见他。 殿下，永生殿下来了。他来干什么？说了什么事吗？没说什么事儿，不过小的猜一定有要紧事儿。天没黑就来了，一直等到现在。太子殿下回来了。常德富说：“你等了我一晚上，有什么事这么急？”啊？” 是母亲叫我来的，锦妃娘娘。哎。别站着，坐过来说吧。什么事？说吧。来，别的都可以商量，但你舅舅酒后失言的事，那是父皇下的旨，打入死牢。这个忙，我帮不了。 这是母亲的意思，我也是遵母命才过来的。反正已经等了一夜，我也算尽力而为。哥哥要看着我们死，那也没办法。我没要谁死。国有国法，太子处置事情，也要秉公而行。谁不知道你秉公？哼！只是有一样东西，母亲要我交给哥哥。 这可是永琪哥哥在内城院对外传送的书信。这件事儿，哥哥也要秉公行事。我可不是打算要挟哥哥，东西已经交给你，你要烧要毁，全由你做主。舅舅的事儿，你管不管也全由你做主。天晚，哥哥，弟弟先告辞了。 你到底什么意思？自己亲哥哥还没有见面，就要去见别的女人生的？永琪，永琪，永琪就比母亲还重要。母亲这是怎么了？动这么大的怒？内城院什么地方？又脏又乱，臭烘烘的。你一个皇子，好好的淑妃宫不待，偏偏要往那里钻？可是永琪哥哥他……永琪是犯人。 你父皇下旨说了要查办的，你掺和什么？好了，我还有点事儿，你给我老实待在这里，哪儿也不准去，给我看好了，别让永林殿下溜了。还有，叫宗勇到这里来一趟。是。 有什么消息没有？禀娘娘，景妃娘娘的哥哥方作明的事儿，发落下来了。怎么发落的？罚了两万两白银，还有京城边上的三百亩私地，也被罚没了。人呢？放回去了。放回去了？不是下了死牢吗？这事儿是谁处置的？ 禀娘娘，是太子殿下。没道理，你再去打听清楚。殿下，殿下，不行啊！求你了！是啊，殿下，娘这吩咐过了，走了。淑妃娘娘一定会怪罪我们的。我们殿下，求您了，求您了，殿下！怎么了？大呼小叫的，不成体统。娘娘，不知道为什么永陵殿下忽然动起手了，人呢？ 好了，奴婢们拦不住，侍卫们也不敢真拦，怕伤着殿下。这还了得，在母亲的宫殿里都敢动手。来人，给我立即去内城院，把永林殿下给我抓回来。是。 什么时候写的？哪里得的纸和墨？谁给你传递的？一共写了多少封？都是写给谁的？ 内城院牢房里私通书信，你无罪也成了有罪，你活腻了。说吧，你要是不说，我可要用刑了。 这金如意在火上这么一烤，更好看永琪，你到底说不说？别以为我只有这招，内城院大刑多的是。哥哥，你还是说吧。 永琪，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，你不要碰我！嘘嘘，乖了，别吵啊！疼不疼啊？我我不是有意的，走开，放开我！别挠，别挠，住手啊，永琪！啊，哥，你在干什么？ 什么？你问永琪哥哥怎么了？哥，你放手！你给我放手！滚开！不行，你给我放手！啊！永琪哥哥，你你被烫伤了，有力。 要裁方要主持公道，永林，你快点住手，不要打了！哥，哥哥，你怎么？我不是有意的，我不是有意的。这匕首一定是刚才打架的时候从靴子上掉下来的。哥哥，哥哥，你要快点止血！我我。 滚！永林，永林，你还好吧？我没事。哎，不好，雨之哥哥，你这是烫伤，要快点拿药来。你，你，你怎么也不叫疼啊？永林，出去弄点水，把这里的血擦干净。 再给我拿一套干净的衣裳来。殿下，淑妃娘娘来了。 母亲，怎么样？疼得好点没有？母亲，快请起来。母亲怎么跪在儿子床下？你已经贵为太子，永林的命拽在你的手中。母亲不跪你，又去跪谁？永林的事情我心里有数。母亲，快起来，儿子受不起。 永林是我唯一的弟弟，我怎么会不顾他的性命？您不用担心，能不担心吗？虽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内城院里只有你们三个人，但难保有人能看出蛛丝马迹。你以为真的可以瞒得过？我也希望可以瞒过去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必须想一想事情败露时候的退路。 退路。 <laughs> 原来母亲已经为儿子想好退路了，不，是为永林，是为你们两兄弟。伤害太子，无论如何只有处死一途。你的腿伤来的不明不白，只要瑾妃那边得知消息，请个太医过来，稍作检验。 就可以看得出是兵刃所伤，到时候你要对你父皇怎么交代？当时内城院中只有三个人，到底是谁刺伤了你？永林还是永琪？永林。不，是永琪，永琪才是最适合的。他被押回寿身，恨你将他的太子之位取而代之，所以含恨伤你。 而你呢，对他还有兄弟之情，不忍心置他于死地，所以隐而不报，用永琪抵罪，不但可以救你亲弟弟一命，还会让你有最好的说辞。只是，只是动手的是永林。你说什么？要是事情败露了，我就和父皇说，动手的是永林。母亲。 这不是实情吗？你，你这是要母亲死？你要永琪死，也就是要我死。母亲，你真的这么不喜欢我吗？傻孩子，母亲怎么会不喜欢你？我只是担心。 你忘了这里是皇宫，所谓情爱，在这里一钱不值。就算你为了永琪牺牲所有，到头来也只剩一地心碎。母亲放心吧，动手的不是永琪，也不是永林，是我自己。 殿下，淑妃娘娘，永生殿下带着陈太医来了。太医刚起来就听说太子殿下受伤了，把母亲和弟弟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。太子殿下的身体是国之根本，这事儿可不能马虎。今天一早，我去禀明了父皇，父皇立即命陈太医过来为太子殿下疗伤。太子殿下也真是的，怎么受了伤也不传太医？ 把我们担心死了，又不是什么大事。父皇日理万机，何必惊动他老人家？太医既然来了，就看看吧。太子殿下，淑妃娘娘，皇上命下官来为太子殿下诊伤，请问太子殿下伤口在何处？为何所伤？哎，伤口应该是在大腿。 听说是被刺伤的吧？胡说！要是有刺客，早就禀报父皇，大肆搜捕了。伤口确实是在腿上，不过原因嘛， <laughs> 说出来实在有些丢面子。我去内城院的时候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不巧雪地里有些断了的枯竹朝上支着。 一节插进了腿侧，意外之伤。常德富又懂得药理，就没有惊动太医院。竹子，怎么我听说是刺伤的呢？哎，不管怎么说，伤口一看就知。太子殿下身体要紧，请陈太医看看伤口吧。殿下见谅，下官要解开纱布，看过伤口。 才可以开方医治。太医今天是怎么了？伤口好不容易包裹好，贸然打开，不是让太子受疼吗？医者父母心，太医只是为了看一个无足轻重的伤口，为了给自己交差，就忍心置太子的痛楚于不顾？娘娘说对了，下官是为了交差，下官奉旨而来，皇上的差事。 谁敢敷衍？殿下，下官要解开纱布了，会有点疼，请殿下稍作忍耐。要解就解吧，长痛不如短痛。怎么伤得这么重？殿下伤得不轻。 怎么可以不通知太医院？内承院这根竹子惹祸不少。竹子，陈太医，太子殿下真是被这竹子弄伤的？永生殿下看过这竹刺便知。下官已把伤口重新包裹好，随后再开个方子，叫太医院煎好送过来。下官还要向皇上复命。 先行告退了。那臣弟也告辞了。 <laughs> 母亲胆色不比从前了。记得从前，萧妃意图毒害父皇，被下令凌迟处死。后宫众妃观刑时，母亲由始至终。 都站得稳稳当当，怎么今天只见了一点点血，就吓成这样？唉，等你日后有了自己的儿子，自然知道别人的血和自己儿子的血有什么不同了。那是怎样一种滋味？你将来终会明白。不必等到那个时候。 这种滋味，我现在已经知道了。母亲，我把永琪烫伤了，用烧红的金如意。 孩子，你腿上的伤好点了吗？母亲把上个月你父皇赏的千年老参带了来，已经吩咐他们下去熬了。哥，哥，我，我，我错了，哥哥不要生气，好生养病，等哥哥病好了。 要打要杀，都随哥哥。这么冷的天，还跪在地上，一点都不知道爱惜自己。起来吧。那天你挨了我一脚，找人看了吗？已经看过了，那脚是我活该。母亲说，哥哥应该踢得更重一点才好。你还有脸说？ 哥哥，我已经是想求你。怎么？我想求哥哥开恩，饶了永琪哥哥。永林，你说什么？我也知道，哥哥是奉旨查问，但是永琪哥哥的为人我最清楚了，什么私通大臣、意图谋反，这些事他绝不可能做的。昨天我偷偷去内局院看他，他说了不少，他和我说。 他恐怕出不去了，只求我替他去看一眼丽妃。永林，你给我闭嘴！叮嘱了你多少次，不许管内城院的事儿。母亲，我你你给我下去，不许再来烦你哥哥。母亲，让他说吧。永林，永琪挂念丽妃。 你替他去看了丽妃吗？嗯。你带了什么给丽妃？也没什么。到底是什么？也就是一封问安的书信而已。啊！友善，你不要动怒，养病要紧。混账东西，你是要活活气死母亲吗？你，你送的什么好信？ 真的没写什么，我都看过了，只是问候丽妃娘娘平安，还有就是安慰丽妃娘娘，说她和她的舅舅还有太傅，并没有通什么要不得的书信，只是聊聊诗词而已。糊涂！你也不想想，他是因为什么案子被押回京城的？那些信，这传出去，根本就是内外串供的死证。这事要是被揭穿，你这呆子，背定了传递私信、勾结其中的罪名。 母今，永林不懂这些，现在也没工夫和他说了。这件事情，我要想一想，未必没有回转的余地。您先带他回去，别让他乱跑。你放心，回去我就把他锁起来。常德富。 你去内城院，就说是我的话，要他们把永琪殿下立即送到这儿来。是，殿下。殿下，永琪殿下来了。 七，你别怕，过来一点，我不把你怎么样。永琪殿下，太子请您过去呢，您挪挪脚吧。脖子上的伤好点了吗？ 你哑了吗？连个字都不会说。好了，你坐过来，让我看看， <laughs> 还疼吗？ 疼一下也好，让你日后小到别和我作对。常德富，今晚永琪殿下陪我用膳，你先找两套新做的衣裳出来，选淡色的，给永琪殿下预备着更换。是，呃，晚上是就要宫里大厨房的例行菜式，还是我们小厨房另行准备？只是不知道永琪殿下的口味。 你管他爱吃什么，反正清淡的菜，多预备两样就是了。看看去哪儿弄点好的竹笋和豆腐。哦，派人去外面买两块融香剂的珍珠菊花糕，记得要现做的。这大冬天的，荤菜也不可以少，但是要做的清淡点。菠菜里面拌点鸡丝。哎，是。永琪。 你给我老老实实坐在床边，要是睁眼看不到你，看我怎么折腾你！殿下，饭菜准备好了，现在就端上来。端上来。 吃饭吧，怎么不吃？难道还想耍脾气？这些都是你爱吃的，今天你得给我把它们全都吃光了。 下，永生殿下求见。好， <laughs> 让他去偏厅等着，我随后就来。是。看见哥哥身体好多了，弟弟我心里真高兴。 本来哥哥有伤在身，是不应该随便打扰的。但是有一件事，不请示哥哥弟弟，我又不敢随便做主。来，坐下再说。父皇让你管内城院的事，我都知道了。你向来是有主见的，怎么，有事要我给你出主意？ 正是，我刚查了一下犯人名册，好像少了一个。问了张成才知道，是哥哥把人给放了。嗯，明白了。你说的是永琪，他的案子我已经亲审了，是被冤枉的，所以我下令把人给放了。怎么？你怀疑我审的不清楚？ 啊 <laughs> 不不不，哥哥亲自审的案子绝对是清楚的，但是有一件关于永琪哥哥的隐情，恐怕哥哥是被隐瞒了。永琪哥哥被关押在内城院的时候，又秘密对外传送了书信。 <laughs> 这件事，你和上次一样处理就行了。我受你这个人情。 日后自然会还你。这次的事儿和上次的事儿怎么能一样呢？从前只是想传，但毕竟没有真的传到，只是个欲传之罪。这一次，那书信却是真真切切到了丽妃的手，沟通串供的事儿就成真了。哎，弟弟，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处置。再说，这还不止牵连一个永琪哥哥。 书信你拿到手了，对。那人证，恐怕你也找到了吧？不错。好。哼， <laughs> 你是过来找我谈条件的。 <laughs> 哥哥好气魄，话说的明明白白。这事儿牵扯到永琪和永林两位哥哥。 据弟弟我的看法，哥哥只怕是不能不插手了。你难道不怕？我怕什么？你拿了物证人证，不去见父皇，反而来见我，显然有求于我。既然你要求我，那么这件事情，你不会不帮我瞒住。是。 确实有一件事儿想求哥哥，说吧。还是我舅舅的事儿。你舅舅的事，不是已经改判了吗？哎，我这个舅舅真是个麻烦精，我都快不耐烦了。哥哥，你最近养伤，没有到前殿去旁听政事，还不知道我舅舅的事儿。御史公无悔在父皇面前告了我舅舅一状。 说舅舅暗中招募死士，意图不轨。哎，哥哥，你听听，这个罪名是可以开玩笑的吗？随时都是抄家灭族的下场。哎，吓得我母亲当即都病了。父皇不是当即说公无悔诬陷国戚，把他下了天牢吗？你还担心什么？怎么不担心呀？父皇的脾气，哥哥是最清楚的。 公无悔，将来如果放出来，八成是官复原职，他必定怀恨在心。一次诬告不成，还会一而再、再而三。众口铄金，父皇将来会不会信呢？哎，这事儿吧，还是要求哥哥帮忙。你究竟什么意思？斩草要除根呢，让公无悔出不了天牢。 哥哥要是帮我这一回，母亲和方家感恩戴德，从此死心塌地，唯哥哥马首是瞻。永琪、永林两位哥哥的事儿，就算是死，我也会帮太子哥哥瞒下来的。五 <laughs> 弟言重了，你我兄弟同心，我一定帮你。呃，哥哥说的是真的？ <laughs> 一言九鼎才是储君之风。杀一个公无悔，能得武帝归心。我不吃亏。那哥哥什么时候动手？ <laughs> 你放心，他出不了天牢。为了我那两个傻兄弟。 我也不会让他活着出来。 一程，水一程，天地苍茫，人心重重。风云变幻中，千里再相逢。念昨日依然从容，如今却路尽途穷。生意难测，天庭远，神功冷。 旁观的双眼朦胧，翻云覆雨狠心刺痛，这情深意重，两心隔千重。风卷残云不得安，剪不断纠缠，怨或怨。风过百花散，迷途不知返，酸或甜。 跌跌撞撞地触碰试探，谁的温言暖语在耳边？几多悲欢，几多迷乱。 捉弄道不尽余情浓，雀落得两心隔阂难消融。煮酒的温柔牢笼，烫尽如一灼热绯红，温梦难相通，梦中有惊恐。 风卷残云不得安，剪不断纠缠，缘或缘，过尽了千帆，低语在耳畔，酸或甜，跌跌撞撞的试探留恋，谁的温言暖语在心间？这是悲欢，还是迷乱？ 潇潇风雨在此间，惆怅与感叹说不完。平地起波澜，是非与明暗，谁能辨？荆棘丛生的恩恩怨怨，红尘辗转的心心念念，一场悲欢，一场迷乱。